兄，若我，我这几个孩子，到时候还要麻烦你，多加照看。等等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哼， <laughs> 你得了吧，我只不过是个小人物，怎么担当得起啊？你们伏妖山何等钟灵毓秀，每代必出妖邪。 岂是我这种资质寻常的庸常之人能镇得住的？何况你不是有一个愿意在自己魂魄上刻符咒，替你们挡灾的冤大头吗？我看你不如去求他。 <laughs> 说起来，多年没有到这边走动，今日一到，怎么又扯上别的了？倒是比过去热闹了不少。先回去吧，有些话得跟师弟们说说了。 问道的人越来越多，加上仙市又开了。晋江文学城，Christ 原著，七二九声工厂，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《六爻广播剧》第一季第八话，《遇鬼》。 醒醒！啊，大师兄，哎，起来！呃，干什么呀？披上衣服，跟我走。他不太对劲，披上衣服就走这种话，怎么可能是他说的出来的？还没好吧？差不多就行了，腿别说了。哦，好了，咱们找那俩人去。 啊，你没睡正好。大师兄，小钱，你还在看书？哦，韩元指定去哪儿野了。有些话先跟你们俩说吧。什么话呀？哎，你脖子上怎么有我做的禅意啊？这是刚听完谁的墙角吗？刚才我去找师傅了，听见他和温雅说话。 他们只说了这些。嗯，大师兄，你难道知道温雅说的故人是谁？不错，那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个魔修。你怎么知道？其实我早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。师傅送的经，虽然有时候乱七八糟的，但他总是在将“大道无形，顺乎天理自然”放在嘴边。 也就是说，万物殊途同归，所以师父从没说过魔修、妖修之类有什么不妥的。但是大师兄你，似乎非常排斥妖我去年我们在群妖谷的时候，以前有个魔修大王是符咒高手，能在人的三魂七魄上刻录看不见的暗符。李，我那是怕他随口胡说，教坏了你们。哦。 那大师兄每天乘客以身作则的睡觉，想必就不怕教坏我们了。你，混账东西，还挺会见缝插针。我大概没跟你们说过，我是从哪儿见到师傅的。七八岁那会儿，我有一次不知道因为什么闹了脾气，一气之下离开了家丁的视线，独自跑了出去，结果中途被人拐走了。 啊，确实是像他能办得出来的事。我记得那个人是个男的，样子很英俊，但是脸色却仿佛病入膏肓了一样，带着一层死气。他将我们带到了一个废弃的破道观里。你们？是，我们有四五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，除了一个是女的，其他都是男孩。 那个人就是个魔修，他先将那个女孩杀了，我亲眼看见他掐着那个女孩的脖子，却并没有直接将她掐死，而是活生生的将她的三魂七魄从眉心抽了出来。事后，那个小女孩竟然还会喘气，心还会跳，剩下一具皮囊在原地，足足苟延残喘了七八天才死透。 那是我，我第一次见到死人。魔修杀小孩有什么用啊？他把那个女孩的魂魄投入了一盏灯油很臭的灯里，火苗立刻跳着长了起来，长明不灭。之后是我们，他没有直接杀我们，而是每天取我们的血，浇筑在灯油里。 刚开始除了有点恶心也没什么，但是小孩子身上能有多少血？没过几天，就有人撑不住快死了。那灯难道是噬魂灯？什么？你怎么知道？经楼里看见过。噬魂灯可以炼化魂魄，最低等的就是以童女魂魄为灯芯，以炼化过的尸油和童男的鲜血为灯油，烧七七四十九天。 可以将女童的魂魄炼化为自己的鬼影，这是魔道中的一种，叫做鬼道。成贤，我给你开金楼，就是让你看怎么给人放血炼魂的，又没说不让看。魔道三千，我只是随便翻了翻而已。哎，大师兄别生气。哎，你你先把手放开。哎，放手嘛。哎呀，你接着说，那个杀人的魔修后来怎么样了？难道是师傅救的你？ 所以你才跟他入门的吗？确实是师傅救了我，但那不是关键。关键是什么？师傅和那魔头是认识的，我当时亲耳听见，师傅叫他师兄。那那不就是师伯？呸呸呸！当然不是，你把门规都就范吃了吗？ 例如鬼道、杀戮道这种有伤天理人伦的邪魔外道，一旦踏入，便会逐出师门，永远不能再回来。哦，也就是说，温老板说的那个人，可能就是……呃，钱师伯。除了他还有谁？啊扶摇山又不是魔修大本营。大师兄，那你怎么想的？ 要不然我们明天去问问师傅。不行，你们别看平时师傅话多，可都是废话。一旦碰见正事，嘴严着呢。有没有什么办法，可以在师傅想甩开我们的时候，想方设法知道他的行踪呢？我看没戏。想要追踪师傅，首先咱们得比师傅神通广大才行。除非二师兄再变这蛤蟆。 在师傅身上也蹭一大堆精华神水的味道，但是我怀疑，万一遇到大魔，二师兄的指路蛤蟆可能又要撞死。哎，你别看我啊，我没办法，有灵智的东西，大敌当前都会怂，那不怂的那种必然傻，找人不好用，必须是有灵智的，还要不怂的。哎。 你们说水坑怎么样？水坑有灵智吗？还不怂。哦，你是说在小师妹身上下料？对呀，她一直被师傅带在身边，连人话都听不懂，一定不会发现的。对了，经楼里有本书，教过怎么做追踪符。怎么做？很简单，需要找根木条削成很细的薄片，然后在上面刻符咒。大师兄。 这个就得辛苦你来做了。哼， <laughs> 放心吧。哎，还是不行，手酸死了。哎，再试一次吧。这都多少次了？什么破玩意儿？你到底靠不靠谱？ 追踪符这是怎么刻的？明明是你自己本事不行，简直是拉不出屎怪茅坑！哎，小铜钱，你瞪谁呢？哎哎哎，别急别急，哎，大师兄辛苦了，歇会儿咱们再试试啊。 辛苦了，哎，我不管了，李云，你想办法给他带上吧。就因为这点屁事，我居然跟你们折腾了半宿，到底是因为谁呀？我先回去了。小琴，大师兄。 我有话跟你说。嗯，刚才我少提了一些事。其实，我还听见那个姓温的说了另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他说：“扶摇派钟灵毓秀，每代必出妖邪。”你有分寸的。 真的是在为我着想，那就好。回屋去吧。哎，明天给我换件衣服，啊！不觉得自己像块抹布吗？啊。 什么呀，韩月，让不让人睡了？哎，你猜我刚才看见什么了？没兴趣。哎呀，别睡了，快起来！哎，我带你去看看稀罕的，你准没见过。你松手，找娘娘去。哎，别逗了，我可不敢，他非把我塞进香炉里烧了。那就去找李云。我我找了，我都快在他耳边放炮了，叫不醒啊。 <laughs> 原来是我最容易叫醒，脾气好是吧？我说你见过鬼吗？什么？镇上这几天有集，我逛的晚了点因此回来的时候抄了一条近路。哎，这边你留神脚底啊，那有泥。哎，你你干嘛呢？ 这太偏僻了，堆点石头做记号，走吧。哎呦，你还不放心我呀？我当年走南闯北，什么时候迷过路？小叫花子出来见鬼！我是不是被他传染了蠢病了？要不是大师兄说什么鬼笑，怎么有股阴冷之气？是因为到河边了吗？ 我心抽耳屎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带我小师兄来了，你你你出来啊！嗯嗯，到底招惹了什么东西？后影，在我后影，后影，后在我身后。你是什么人？这没事儿，就是个男鬼。开始我也被他吓了一跳，后来发现他呆呆的，好玩的。 你看吧，嘿，石头都能穿过去。石头穿过他身体的时候，明明有股腥臭味，这会不会就是尸油加上童男血的味道？好玩吧？你看，他就跟在梦游似的。这小叫花还是人吗？进一次妖谷就能赶上群妖哗变，半夜出来溜达一圈。 还能捡到一个鬼道魔修。啊，对了，符咒入门里提过一个短招，刻在叶子上，不用使太大力气，但也只能用一次。那个咒能用来照明，还能，还能用来干什么来着？糟了，那本书没看完。算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先刻一个试试。 怎么了？回去找师傅。什么？走！你别过来！糟了，这符咒怎么半明半暗？我没看对吗？清心符，清心符。小贤，你没事吧？清心符。 树叶上的符咒怎么可能是什么杀招呢？清心符还不如照明的有用呢。清心符。你站住！我我不是坏人，孩子。怎么办？韩你快滚，回去找师傅，别在这碍事。 哥，他说他不是。闭嘴！你就不学无术吧？他是个修鬼道的魔修！啊！还真走了！怎又回来了？你拿石头有什么用？什么时候鬼能被石头砸死了？你，你居然是魔修！ 不是魔修，我我只是个鬼影。鬼影是什么呀？就是被活着抽到噬魂灯里炼化的魂魄，炼成后全无神智，只供鬼修差遣。我是逃出来的，不是魔修。啊，小兄弟。 你能把那张清心符给我吗？哼，胡扯！鬼影都是童女，你是童女吗？呃，对啊，你都能当童女他爹了。你手里的木剑，你是扶摇派的高徒，怪不得小小年纪。 不知道，噬魂灯炼化的鬼影，最上为修士元神，次之为修士魂魄，再次才是未经修行的童女。童女最好抓，也最容易炼化。那那你是什么呀？ 元神啊！嗯，如果你们不信，他把石头捡起来了，真的不是鬼。没错，普通的魂魄是不能触碰食物的。看来他真是个元神。可是，只有大能前辈才能有元神。 可能连师傅都没有，那这个人到底是？我乃木兰山唐真，说起来，与令师还有过一面之缘。百年前，我被那鬼魔头暗算，元神落入噬魂灯中，所幸。 未被完全炼化，机缘巧合下逃出，却因百年囚禁失了心智，几乎忘了自己姓甚名谁。幸而，小兄弟手中有着一记清心符，你能把它给我吗？ 好吧，我放地上，你自己拿。韩月，往后退啊！谢谢小舅舅。那个符咒钻到他身体里了。 他脸色倒是没那么青了，潮气也散了不少。大恩不言谢，请代我问候令师。那鬼魔头蒋鹏与贵派还有些渊源，请令师务必小心。消失了？他他说的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小贤，哎，小贤。 小贤，你醒醒啊！小贤，哎，我我背你回去，哎哎，跟我说句话呀，小贤，小师兄，回去。哎，你终于醒了，咱们在回去的路上呢。 师兄，你醒啦？哎，不是，小小小小师兄，你你你说句话吧，昨晚是我错了。小师兄，滚吧！小师兄，不告状行了吧？快滚，不然我现在就去找师傅。啊 啊，好好好，谢谢小师兄。昨晚那个鬼说，那鬼魔头蒋鹏与贵派还有些渊源，请令师务必小心。听大师兄的意思，师傅已经从文老板那知道那个什么蒋鹏也来了，那我也不用跟师傅说了。 不然引起师傅的警惕，我们也没那么容易听他的哨。这饭是给人吃的吗？一样的材料，我们家道童做的都比这好吃千倍万倍。赶紧去厨房，做几道像样的来。是，少爷。大师兄，我一会儿带你出去转转吧，外面可好玩了。啊啊！哎呀，昨天睡落枕了，不不宜走动。哎，那就坐马车。 不走，水坑的尿味到现在还没散呢。哼，你可以让水坑给你洗垫子。什么？你看，他不正在车上咬垫子玩呢吗？哎呀，就是昨天尿了的那块吧。 看，师妹已经给你洗了，用口水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！住也住不得，走也走不得，天地之大，还有没有能容身的地方了？哦，师傅，嗯，都出去玩吧。今日就没有早课了，我们再待半天。 下午就上船，去青龙岛。哇，哇，太好了！ <laughs> 师傅，我听说今天又有急事。昨天不是刚给了你一包零钱吗？嗯，好玩的东西太多了，就就……哎呀，师傅，再给点吧。师傅您最好了。哎，那。 省着点儿，别瞎话。哇，谢谢师傅！大师兄，走不走啊？不去，我一会儿还找地方补觉。二师兄，咱们一块儿啊。好。呃，我还是练剑吧。哎呀，你越来越没劲了。小师兄，我带你去买果子吃，好不好呀？带师妹去吧，你们俩比较能玩到一块去。好吧。 水坑，哎呀，师兄带你出去玩啊！好， <laughs> 走。小钱刚才是在嘲讽我吗？嗨，他就那样。走喽！ <laughs> 咦？哎，我一会儿要睡觉，你们给我找个干净的地方，多铺几层毡子。学魔少练，不成器。扶摇木剑法，强身又健体。 至于这二徒弟，心智不坚，不成器。呃，老三还是不错的，不成器。还有刚才拿钱跑了的那个东西，是你从哪儿捡来凑数的？我。 船定好了，是最贵的吗？是，是整个码头最大、最贵、最好的船了。师傅，咱们过去。可我这边都订好船了，就那也叫船？能坐人吗？怎么不能坐？还便宜呢，一个人才五文钱。师傅，咱差这点钱吗？你看见那破船上的碗没？船家说。 是万一船底漏水往外舀水用的，这你也能放心做？哎，走走走，哎，大家跟我来。师傅，怎么了？是大师兄太败家了吗？身无分文，确实寸步难行，但始终是身外之物，不必太过挂怀。只是。 他不该这么招摇。你看看周围，好大的排场，是哪个门派？的？不知道，他们修行人，修行正大。他修行人就是纨绔子弟。师父，我什么时候能拿一把真剑，就像大师兄那样的？我觉得他那破剑法，练的还不如。我呢。你要剑干什么？自然是因为周围这些人的眼神。 就算大师兄照耀，但这不可以吗？我们就应该活在别人的眼光里，顺了别人的意才行吗？难道因为那些蠢人们的羡慕嫉妒，就要违傲本心，收敛性情吗？凭什么？小钱啊，因为我看别人都有了。 <laughs> 你练的剑和别人的不一样，真剑容易误伤自己。 还是得等你再长大几岁吧。总觉得师傅话里有话。 坑，你消停一点。师傅，旁边船上的那些人是剑修吧？哪个门派的呀？哎呀，不知道。 <laughs> 喂，水坑，别揪师傅头发。哎，二师兄，你看那边船上的老头。哇，御剑飞行，我第一次见。 <laughs> 你刚才像不像个肥萝卜？他 <laughs> 要干什么？ 白萝卜的袖子好像能控制海风，我明白了，他是嫌他们的船太慢了，就把风招来，好推着他们家船走。小心，船要翻了！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大家不好！好在咱们船大，你看见没有？旁边那些小船差点翻了，怎么回事？ 小心！看那条大船！哎呀，不就有几个臭钱吗？显摆什么呀？有钱大了不起啊？有钱了不起？原来修行中，也不是所有人都像师傅那样清净无为，竟然还有这么仗势欺人呢。那些被欺负的也是可恨，他们为什么不愿始作俑者，而是极恨我们？真没意思。哎，小贤，你去哪儿啊？做功课。 这时候做什么功课呀？我比不过他。扶摇木剑，他已经练到第三式了，赶上我了。啊！你们没注意过小钱的手吧？你们这些徒弟里呀，他可是唯一一个练木剑都能把手磨破的。 青楼里的这般海潮剑法》，倒是很适合在这个时候练。第一式，第二式。 都说的那个大魔头来了。先是十年一次大吉，多少后辈才俊崭露头角，何等热闹！ <laughs> 我不过来凑个热闹。仙魔外道。 羽箭是谁射的？那个魔修从黑云中滚下来了，是师傅射下来的。你们两个简直……好家伙，眼睛好！前辈，你是谁？一闭眼，再一睁眼。 就连你师傅也不认得了吗？ 多少无辜琴，军于虫换鸟。少年人最招摇的年少，先修息无聊，还偏爱偷学些旁门左道。某一日被罚过许多仇仇，被师妹山间追着跑。忽而秋风雨飘摇，那些太阳。 在心中回响，有诸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，依然身色来去茫茫。 的一旁，怀抱着稚嫩的雏鸟，不计任何妖，自在惬意，吵吵闹闹。堂前的百合，飞过山川，往事迢迢。少年人意气自比天高，今温一杯好儿时。 多少回苦练学下每一招，浮生在尘埃中修道，何时才乘风扶摇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经落下的风雨万丈，历信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。 下，有诸多欢欣和悲伤，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心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见自远去的天光，君落下的风雨万丈。 敬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自去扶摇直上，回声再看只道苍茫。